对付普通玩家，包子的战斗力已经特别特别足够。叶修的君莫笑赶到的时候，根本就没见着叫木盒的玩家。人呢？叶修问。被我打死了。包子让他的包子入侵挥舞了一下拳头。我。叶修刚想问一下，结果意识到肯定是没有的。 否则，包子拾取是会出现系统公告的。袜子看来是在另三个人身上。叶修说着，同时点开目前的统计看了一眼，被拾取的袜子依然就这一双，属于木盒他们这个队伍。你之前遇到他们的时候中了什么埋伏？叶修直至此刻才有机会问这问题，结果听包子一描述。 立刻知道埋伏一说只是包子的理解罢了。往这边来，叶修的君莫笑随即就变了个方向开路了。呃，继续分头行事吗？包子的包子入侵却在朝反方向跃跃欲试。先一起，叶修叫住他。从他们的行事风格上来看，这对人比较谨慎，很注意相互之间的协作。之前虽分散，但相距都不远。 所以一方发生什么事儿，另四人很快就能支援。那么现在另两位被咱们俩击杀，会在复活点重生。其他三人的话，应该会赶去那个方向接应，然后继续保持他们成员间的相互呼应。包子能不能明白？叶修也不清楚了，但还是详尽地解释了一番这样做的原因。他还是比较希望包子也能多点正常的、有逻辑的思考。有间谍，不愧是老大。 我们快去！包子对叶修表示了一下膜拜后，立即让包子入侵，朝君莫笑这边追来了。复活点每个图都是有，且只有一个。叶修和包子二人有技巧，装备也比普通玩家好不少，赶起路来倒是要快许多。朝着这方向赶了没多久，就已经看到三个人影在风雪中朝着复活点的方向而去。 好像就是，快！距离有点远，叶修一时也看不清名字。招呼了包子一人后，加快了对耐力的消耗程度，距离飞快拉近。叶修终于确认了三人的名字。低调。叶修唯恐包子又去打招呼，连忙先和他打了个招呼。哦，可不能再让他们散了。是。 于是二人飞快而又安静的接近着三人。大风卷雪吹过，声音很好的掩盖了两个角色发出的脚步声。那三位茫然无敌，只顾向前。你右边，另马跟我来。眼看距离够近，叶修突然说话，听到的可不止包子一人。前方三位都是一惊，再转身，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已经打了上来。 三人明显是不想恋战，又想故技重施分头逃窜，但这次叶修上了心的又是如此近的距离下突然偷袭，哪里还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逃不了也只好回身打，死亡没有损失，这让玩家也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仅是这样一点心理上的变化，也不可能让普通玩家一下子成选手级别。三位是准备放手一搏来着。 但这个念头决定下来的时候，三人的角色就已经都翻在地上了，从此就再没有挺直过腰板，直到他们彻底倒下。到最后，袜子到底是从哪个角色身上掉出来的，叶修都没太注意到。好了，袜子到手，上了公告，再然后，叶修和包子又失去了目标。 他们这图进度真够慢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导致大家寻找困难。和叶修包子差不多时间开始活动的星星其他几位现在都忙得热火朝天了。人家的地图里目前至少都是五双袜子被人拾取，哪像叶修他们这边，正埋怨这出呢。突然，图内频道就出了公告：玩家千里香。 拾取圣诞袜一双，千里香，这名字听着像是中草堂的出身。不过事实上，中草堂的玩家也未必都是这样的草药名字。名字是草药名称的玩家也未必就是微草的粉。眼下这位千里香就并不是中草堂成员，和木盒那对一样是个亲友团。结果这一捡到袜子，顿时就有点紧张了。 因为刚才系统公告后，图内不少玩家才知道君莫笑和他们在一起，而且已经抢一次袜子了。嗯，千里香，去找吧。于是叶修和包子又有事儿了，两人分头行事，满图乱转。这一次先遇到千里香的是叶修，这一队五人全在一起，叶修也不知袜子转移了没有，于是也不轻举妄动。 悄悄埋伏在附近，在招呼了包子一声。就这会儿的功夫，第三、第四双袜子却也被接连被人拾到，叶修只能先进记下对方的名字了。包子赶来也是相当快，不过这次对手是五人，控制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叶修给包子分了两个目标，自己三个，随后找准机会猛然起上。 对方五人反应也挺快，立即着手应战。但叶修一看他们拉开的阵势，一下子就看出他们的站位有一个要守护的目标——千里香。他们所守护的正是这个拾取当袜子的人。于是叶修的君莫笑也果断朝着千里香冲去。千里香是个神枪手，此时连忙一边射击一边飞枪退后。 小队其他四人中的三个战斗职业也是连忙过来想要阻止君莫笑，但凭他们的技术哪里截得下叶修？更何况还有包子助阵。千里香一看情况完全不对，直接飞枪跑路了。结果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却不去追赶了，一个影分身术，真身突然就晃到了小队当中的守护天使身前。 守护天使全然不及防备，就已经被巨木笑打倒。另三个角色此时急吼吼地扑了过来，比之前掩护千里香可积极多了。就是千里香，此时却也突然止步，一看到这边情况有变，突然又奔了回来。很显然，袜子其实已经不在千里香身上，而是转移到了他们小队的这位守护天使的背包中。叶修是什么人？ 意识、战术、经验，通通顶尖的荣耀大神，一个进退间就已经从对方的操作中看穿了他们的章法。千里香是个诱饵，他们真正在守护的对象是他们的这位守护天使。事实证明了叶修的判断，在招呼包子不要理会其他四人狂扁这个守护天使后，这位治疗很快就在焦虑中被打倒了。 袜子不出叶修所料的爆出，被他飞快的拾取。君莫笑再上系统公告。君莫笑的实力是可怕，但眼下这图里死亡没有任何损失，余下的四人身上也没有袜子，不用再守护，正好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顿时围上来要和叶修拼命了。下一个吧。 结果叶修捡到袜子时就已经不准备和他们纠缠了，拾完就跑。君莫笑飞枪技能不住倒飞，包子入侵随在一旁，两个角色很快就消失在暴风雪当中了。气得小队四人有力也无处使。第三双，第四双，第五双，君莫笑不住的上着电视，每一次上电视后被拾取的袜子数量却不会变化。 而队伍拥有袜子的数目统计却在不住的改变。叶修和包子两个也不知是走了什么运，地图上现在还有五双袜子呢，他俩一双都没见着，却把五个拾取到袜子的玩家角色全碰上了。现在已是一网打尽。毫无疑问，这下这两人已经把五队人给得罪了。照说君莫笑名声在外，普通玩家是不敢和他叫板的。 但就像之前千里香他们四人一样，反正他们又没有袜子，不会有任何损失，还怕君莫笑什么？管他是死是活，上来总可以试试。万一得手，那可一下就是五双袜子呀！于是，在这些无所畏惧的玩家眼中，君莫笑不再是那个疑似叶秋的大神高手，而是一个移动的袜子大礼包，人人都想过来试着看能不能领取到。 叶修当然不惧这些普通玩家，但也确实没有硬碰硬的必要，所以还是以回避为主。在这过程中，接着有袜子刷新，也接着有袜子被人拾取。拾取到袜子的玩家那就有了顾忌，可不敢来招惹君莫笑这样的大高手了。但是他不来招惹君莫笑，叶修却还要去招惹他。 地图已刷新，袜子的总数达到了十五双的时候，共有十二双袜子已被拾取，其中叶修和包子的小队拥有九双，而且其中没有一双是拾来的，全是抢来的。此时此刻，他们又拦下了一支小队，霸气雄图的小队，见了君莫笑就绕道走的小队，结果还是被抓了个正着。哎，我觉得。啊 无论找人还是找队伍，真的都比找一双袜子容易多了。叶修说着自己的感想，动手。在玩家眼中已是高手的豪门公会成员，在叶修和包子面前，却也和那些普普通通的亲友队一样，挺不堪一击的。五人最后三死两逃，袜子也正巧就在挂掉的三人身上。君莫笑、包子入侵二人小分队拿到了十双袜子。 所有袜子数目的一半。如此瞩目的成绩，放到星星战队的大环境里，却是受到了嘲笑。还有，你们两个还没完啊！美晨带的小队率先结束了一轮活动，最终小队将十八双袜子收入囊中，气翻全场，跟着就得意洋洋的过来气叶秋了。